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大家好，在热闹的娱乐圈里，陈老师算是位特立独行的人物。演戏之余，往往深居简出，即使不得不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，也是惜字如金。 于是，一些人说他是典型的孤芳自赏、冷漠清高。不过，陈老师本人却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那么各色，他同意接受我的访问。您是不是一直有意识的使自己和这个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？我不是有意识的，在圈子里也有不少谈得来的朋友，但是我不喜欢动不动就上酒桌。我一上这个酒桌，就觉得是一种煎熬，没话说。 没话说，因为我本人不喝酒，尤其有这么一两次，当一个人喝醉酒，一个主题一句话跟你说五遍的时候，我就感到窝火，头脑就会冲动，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愤怒，平常的潇洒劲儿也没了，觉得是别人强加给您的。对，你还得客客气气的对他好好听着，他跟你说五遍，一个名片递你八张，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烦。 那跟什么样的人说话越来越多呢？可能跟我自己对话多一些。我经常反问自己一些问题。问自己什么问题呢？其实仔细想一想，包括现在社会一天到晚在强调竞争，往往就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好。美好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是自我净化、自我调教、自我教化，在独处当中，我才能够。 真正安安静静的去思考，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。那您靠什么来排解自己的压力和情绪呢？我有第二支点，就是弹钢琴。我把弹钢琴当做自己情绪的抒发口。不同情绪的时候弹不同的曲子。对，我弹钢琴时面对一扇窗，从那扇窗可以望见天空。我经常会坐在钢琴前面，一边弹琴。 一边使目光穿越窗口，用心跟一片片白云对话。六，男的为什么接受这次采访？七，女的所说的这个圈子指什么？ 八、为什么男的一上酒桌就觉得煎熬？九、男的为什么喜欢独处？ 十，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